欢迎收听，常配文学网作品《藏起来》，作者阿阮有酒，制作珠穆朗玛工作室，第一集。接到宁南电话的时候，林和熙正握着奶茶杯，大半张脸压着手臂，趴在店内落地窗边的桌前晒太阳。 阳光下，他那头茶棕色的短发色泽饱满，发丝柔软，发顶隐约可见小小的发旋，耳垂上银色的猫头鹰耳钉折射出细微的光点，露在手臂外的下颌线条流畅而漂亮，引来了窗外过路行人三番两次的回头注视。听见手机贴着桌面震动，林和熙从手臂里抬起脸来，漫不经心地朝亮起的屏幕投去一瞥。 看清宁南名字的那一刻，他收回视线，含住奶茶杯里的吸管，面容懒散地吸了口奶茶。冰凉微甜的液体带着奶香划过喉咙，在喉结的缓慢滚动中，顺着食道流入胃里。桌上的手机铃声戛然而止，下一秒却又继续锲而不舍地响了起来。林和熙拿过手机接起来，还没开口，那边就先响起隐含不快的声音来。 说好今天下午室内体育馆给我们用吗？怎么还有人来抢场地？啊？林和熙心中并无太多意外，只对他道：“我提醒过你的吧，下午三点有人要借体育馆来打比赛，你们只能在三点以前用。”明南闻言，眼底阴郁转瞬而逝。挂得电话的那一刻，他神色恢复如初，扬起下巴看向面前的几个人：“我问过了。” 管理体育馆的老师说：“整个下午这里都是借给我们用的。”领头的人冷声道：“我们今天有比赛，你们能不能先让给我们？今天之后我们会还给你们一次。”明南充耳未闻。领头的男生面色一沉，强子压下心中怒意，转头走向场外看台。尤虫挂断电话，从看台上方翻身跃下，与领头的男生一同走过来。 话虽是对身旁人说，目光却扫过宁南。打电话给负责老师。数分钟以后，管理体育馆的老师匆匆赶过来，张口就是数落宁南几人：“你们谁来借的体育馆？我难道没跟你们说过，体育馆只给你们用到三点？”宁南一改先前的高傲模样，无辜望向老师道：“是林和熙帮我们借的，他说我们整个下午都可以用。” 管理老师骂骂咧咧的对象由宁南转向人不在场的林和熙。听见林和熙的名字，对面那群男生同样没给出好脸色来。宁南不动声色扫过众人，心中终于舒畅几分。他带人离开后，先前领头来和他交涉的周轩转头对尤虫皱眉道：“林和熙这是故意找我们麻烦呢。”林和熙，尤虫眉眼不动。 语气很淡。哪个林和西？地铁三号线的林和西。傍晚六点左右，理工学院的篮球赛结束，体育馆内的学生陆陆续续散场离开。尤冲和队友路过体育馆旁的便利店，其他四人去店里买冰饮，尤冲和周轩立在便利店门外等他们。周轩又提起林和西来，他一个私生子。 竟敢惹到我们跟前来！不给他十点半死，我心里都不痛快。尤冲沉思片刻，他是林家那个私生子。周轩点头，末了又面露几分希冀。你没听说过他？尤冲反问。我应该听说过他。周轩掰着手指数，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却不学无术，被他爸打通关系。 送到国际学院混一张大学文凭，领着另几家私生子四处横行惹事，私生活混乱且男女不济，开过的房没有上千也有几百。对方没数过一条，尤冲眉头就皱得更厉害，直至听到最后这条时，尤冲眼底的抵触和厌恶已经明明白白的显露出来。我们本部的表演系你知道吧？系里这几年出过不少大热的偶像明星。 周轩面色微妙的扬眉，学校里传的沸沸扬扬的。话到一半时，他猛地收了声。周轩说话的声音不算响，林和西从对方话中的私生活混乱一路听到末尾，不难猜出对方口中的话题人物就是自己。瞥见尤冲眼底毫不掩饰的厌恶，他目光微微顿着，继而不着痕迹的收敛，唇角甚至还挂着点笑意。 林和熙面不改色的从两人身侧走过，抬脚迈入他们身后的便利店内，目送他消失在便利店门内。周旋啧一声道：“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”尤崇不予置评，收回目光问：“学校里传什么了？”“传表演系有一半的学生都和他睡过。”周旋轻笑着补充：“男女都包括在内。” 传言虽不能全信，但无风不起浪。尤崇闻言，沉眸凝眉。皮相是好皮相没错，只是内里都腐烂掉了。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说的大概就是林和熙这类人了。几个队友从便利店里出来时，尤崇接到室友打来的电话，让他帮忙带点日用品回寝室。他挂的电话，朝周轩和剩余四人道。 我进去买点东西。而后转身抬步跨入便利店内，店内人有些多，没有多做停留。尤虫从货架上拿了要买的东西，就径直走向收银台。结账的队伍排了四五人，尤虫走到队伍末尾停下，垂眸摸出手机来看。视野内的光陡然暗了暗，有人从旁插入队内，站在了他前面。尤虫不耐，先眸。 看清视线内有几分熟悉的侧脸轮廓时，眼中不耐更深。没人教过你不要插队吗？林和熙循声回头，亦很快认出站在身后的尤崇来。倒不是因为几分钟前对方听过他八卦的缘由，而是单纯只因为尤崇那张五官英俊而深邃的脸。并不在意尤虫如今对他感官如何，林和熙朝他弯了弯唇角。 嗓音染上几分懒洋洋的意味。我原本就排在这里，只是刚刚离开去拿了点东西。他轻扬手中的冰可乐。不信，你可以问排在前面的小学妹，我跟她说过的。说完，不等尤冲开口，又伸手拍了拍前方人的肩头。哎，学妹，你说是吧？短发学妹回过头来替林和熙作证。尤冲不再看他。 往后退开一步，与他在队伍中拉开小段距离。林和熙笑着对他道了声谢，转回去低头继续玩手机。前方队伍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由，突然朝后方退了退。排在林和熙前面的小学妹被迫朝后退了一步，眼看着对方后背就要撞入自己怀里，林和熙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，快步朝后退出一大步。 与他远远拉开距离，步子迈出时才想起来自己身后还有人，却也来不及收脚，后脚跟直直撞上身后人的鞋尖。与此同时，有人手握拳头抵在了他的后腰心上，拦下他继续往后退的动作。林鹤西错愕回头，身后尤冲冷眼对上他的目光，脑中回忆起周轩那句“男女不计”。 面上毫无遮掩地浮现出几分反感的情绪来，仿佛看穿对方心中想法。林鹤西轻轻扬眉，夹带着少许报复的意味，他故意卸掉全身力道，软下后腰，任由自己朝游虫胸膛前靠过去。游虫始料未及，面色黑了下来。